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上一讲呢，咱们说到美军登陆菲律宾群岛的莱特岛，当时呢，日本联合舰队是倾巢出动，兵分四路啊，就杀了过来。出发之前，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副武大将召集开会啊，两个这个游击舰队的指挥官西村祥治和志摩青英素来不和，会上呢。 就对应该从哪儿进入莱特湾争论不休，利田健男就冷冷的跟他俩说：说你俩知道杜甫有首诗啊，叫《国破山河在》吗？俩人说知道啊，是吧？说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就说明这个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颇深啊。那这个时候还引引用杜甫的诗呢，是吧？利田说好啊，国破山河在啊，但是国破了，军舰不能在。 你们得明白啊，咱们这次去干嘛的？那从哪儿去有什么区别吗？是吧？立田确实比这两位呢看得更明白。那战后丰田谈到这个“杰一号”作战计划的时候就说了啊，说如果菲律宾失守，就意味着东南亚的资源跟日本本土啊就断了线了。这个时候联合舰队能怎么办呢？回到日本本土是吧？油库已经见底了，战舰就会变成一堆废铁。不回。 没有本土生产的弹药，战舰还是一堆废铁。所以呢，当时在这个会上，丰田和利田非常清楚，对于联合舰队和整个大日本海军来说，战争其实已经结束了，已经彻底失败了。海军失败就意味着日本必然要亡国，亡国之君还能有军舰留下来吗？肯定不能。 所以一定要在没亡国之前，为这些凝聚了日本海军几代人毕生精力的军舰们寻找一个归宿。海军充满这么悲观的气氛啊，可是他们的这个死对头啊，日本陆军却是自信满满。原来在莱特湾大战之前，美国人为了分散日本人的注意力，在台湾和冲绳搞了一场打了就跑的海战，派出大批飞机空袭这边的几个基地。 这些地方呢驻扎的都是海军的陆基飞机，纷纷起飞还击。当然了，损失大半，但是幸存回来的日本飞行员啊，那真是个个都有决意在身啊！这个决意呢，就是说瞎话不带脸红的啊！经过他们一番汇报，这几天一共击沉击伤美国航母十九艘，其实这边一共只有十五艘，战列舰巡洋舰就不计其数了。 还有不明军舰十三艘啊沉太快啊，还没看清是啥就沉了啊！说击落美军呢飞机一百一十二架啊，己方损失飞机三百一十二架。说实话啊，这个赫赫战果呀，也不能说全是扯淡，至少呢自己损失三百一十二架是真的，其他的就算了，没有一艘美国军舰被击沉。这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日本的飞行员实在是太菜，看见军舰烟囱冒烟就以为是被炸了。 啊！不过这个飞行员敢报，大本营就敢发，这个战果就被通报全国。海军的人呐，自己根本就不信，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。陆军这帮马路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啊，根本没出过海嘛，居然就都信以为真了。驻守菲律宾的陆军指挥官就是著名的马来之虎山下奉文，啊，他指挥的呢是日本陆军第十四方面军。 他这几年也没闲着，挖空心思琢磨着怎么跟美国人打仗。最后呢，他和他的参谋们发现美军有一个弱点，怕山啊，就是说只要到了离开海岸线五十公里以外、舰炮打不着的地方，美国人就不灵了。于是山下决定龟缩在菲律宾的吕宋岛深处。 但是这个时候，大本营接到海军那边发来的捷报，命令山下奉文也要跟海军一起抓住美国航母，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时候决战，所以不能龟缩，必须要死守莱特岛。不光死守，还得准备反攻。山下一听就急了啊，这不胡咧咧吗？那赶紧就派参谋去大本营反映情况，是吧？但是大本营已经发布了的战报，岂是你山下可以随便质疑的？ 那所以山下呢就吃了个瘪，只能执行命令。大本营和陆军虽然被忽悠的团团转，但是日本海军内部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谁也没有对这个“结一号”计划抱什么希望。四支舰队呢就在阴沉的氛围之下出发了。这次战役主力是栗田舰南的第二舰队，核心是大和、武藏、长门、金刚、真名五艘战列舰，另外呢还有十二艘巡洋舰和十三艘驱逐舰。 利田刚开到半道，就被两艘美国潜艇发现。虽然大和号上的电报员截获了美国潜艇的电报，利田知道已经被发现，但是呢，没有采取任何反潜措施。十月二十三号凌晨六点四十三，美国海基鱼号潜艇在一千米距离上发射了六枚鱼雷，打响了莱特湾海战的第一枪。这六枚鱼雷命中率是百分之百。 四枚击中了利田的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，二十分钟后爱宕就宕了。另外两枚鱼雷呢击中了高雄号重巡洋舰，高雄号重伤也熊了，只能在两艘驱逐舰的保护下提前撤了回去。美国还有一艘条鱼号潜艇也没闲着，发射四枚鱼雷击沉了摩耶号重巡洋舰。利田刚出门就挨了一闷棍啊！三艘重巡，两沉一伤。 然后呢，还得有两艘驱逐舰护航，对吧？所以就觉得这还是大和号啊比较保险，就把指挥部呢移到了大和号上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栗田又被美国飞机发现，哈尔西马上命令二百六十架飞机起飞攻击。美军飞行员飞到目标上空往下一瞅，哟呵，啊，大和、武藏这两艘巨舰实在是太显眼了，于是呢成了主要的攻击目标。 六个攻击波狂轰滥炸之后，武藏挨了十九枚鱼雷、十七枚炸弹，奄奄一息地飘在水面上。大和号和其他军舰也都受了伤。利田留下两艘驱逐舰陪伴武藏，让剩下的舰队掉头撤出美国航母的攻击范围。到了晚上七点半，武藏号舰长朱口敏平大佐看抢救无望，下令弃舰。 正在此时，武藏号突然往左倾斜，眨眼之间就翻了个个儿。舰体内部弹药库爆炸，传来几声沉闷的爆炸声。五分钟之后，武藏号就带着猪口大佐在内的一千零二十一名官兵沉入大海。到了二零一五年，微软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保罗·艾伦搞了一次深海探测，找到了武藏号的残骸。没准儿咱们这辈子还有机会能看见这艘巨舰重见天日。 武藏号被击沉，利田舰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。不过呢，哈尔西呢根本就没太当回事儿，因为在他心里，战列舰现在不值当的议题。他最重要的目标还是航母。日本人的航母啊一直没找着，可是飞机来了。就在武藏号挨炸的时候，八十多架从吕宋岛飞来的日本飞机突然出现，打了哈尔西一个措手不及。一枚炸弹击中了普林斯顿号轻型航母，导致弹药库发生剧烈爆炸。 当场炸死二百多人，连旁边救火的巡洋舰都被炸死了八十个人，舰长被迫下令弃舰，自己呢用鱼雷击沉了普林斯顿号。这次突袭啊，日本人还玩起了绝的，那就是这个神风特工。神风这个名字呢，来自于当年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啊，元朝军队呢曾经两次对日东征，都因为这个海上的台风导致东征告吹。 日本人认为啊，这个风啊是日本英神天皇的灵魂弄出来的，所以呢称为神风。神风特工说白了就是自杀攻击啊，这可不是用人搞自杀冲锋，而是把飞机改装，装上炸药，只带单程燃料。起飞以后呢，就把起落架抛下来，那你也就甭降落了啊。然后呢，由这个飞行员开着，发现美国舰船。 就直接往上怼啊！这种方法呀，特别适合这个时候的日本，因为飞机性能不行，飞行员水平也不行，按常规方式打，那纯粹就是送人头。但是用飞机撞军舰，这就相当于一枚精确制导炸弹，那当然是有人驾驶的炸弹，是吧？一架这个零式战斗机可以装半吨炸药，威力巨大，一架就可以击沉一艘护航航母。 而且这种方式给美国大兵们带来的心理压力特别大。这一次呢，一共是二十四名特工队员分成四个小队，直扑哈尔西的舰队。美国人之前见过自杀冲锋，可没见过拿飞机来撞军舰的。很快呢，就又有一艘轻型航母被击沉，好几艘战舰被炸伤。这么一折腾，就耽误了派飞机出去侦察。直到这一天黄昏时分。 小泽治三郎的右耳舰队才被哈尔西发现，哈尔西本来心里就只惦记着航母，这又挨了一顿炸，是吧？中途岛海战之后两年多，美军没有大型军舰被击沉过了，实在太丢人，所以一定要把日本的航母啊消灭干净。哈尔西率军舰刚出发，侦察机就发现利田的舰队又掉了个个回来了。那哈尔西说没事儿啊，不怕，他们都被炸残了，啊，武藏号都被击沉了。 金凯德的舰队啊，收拾他们足够了。于是下令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全体北上追击小泽。哈尔西一离开，日本人的机会就来了。按照日本人的计划，如果小泽诱敌成功，西村祥治和志摩青英的游击舰队应该跟利田一起冲进莱特湾。咱们先说西村啊，他的舰队呢，在半路也遭到了美国舰载机的攻击，但是只受了点轻伤，没大事儿。 十月二十四号晚上八点，西村开到了预定跟立田会合的地方。但是呢，立田舰队中间曾经两次掉头，这时间啊就耽误了好几个钟头，所以没到啊。西村呢就给立田发了个电报啊，说我预计明天凌晨三点开进莱特湾，然后呢就出发了。其实这时候智摩舰队也到了这附近，但是他俩不是不和嘛，就没有通气儿，跟这个西村前后脚冲向了莱特湾南面的苏里高海峡。 哪知道金凯德不白给，早就给他们布置好了圈套。六艘战列舰、八艘巡洋舰，还有大批驱逐舰和鱼雷艇，组成了几道防线。半夜两点，西村舰队刚开进苏里高海峡，就开始被驱逐舰和鱼雷艇骚扰。最前面的山云号驱逐舰第一个就被鱼雷击中沉没。西村命令舰队不顾一切往前冲。 旗舰山城号战列舰被两枚鱼雷击中，一半主炮无法开火，但还是全速前进。扶桑号战列舰就没那么幸运了，被四枚鱼雷击中，想掉头撤退，但是呢失去了动力，在海上漂了半个小时以后，弹药库突然发生大爆炸，整个舰体断成两截，缓缓下沉，全舰一千二百人无一生还。西村率领剩下的战舰继续往前冲。 就冲到了金凯德的战列舰射程以内。他这六艘战列舰啊，有五艘是在珍珠港被击沉的，现在又修好了回来报仇。所以，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战列舰之间的舰炮对决就这样开始了。战列舰打仗是最讲究阵型的，那大家要这个抢占所谓的剃头。什么叫剃头呢？啊，就是。 战列舰打仗的时候，最好的这个办法呢，就是自己的舰队一字排开啊，排成一个横队啊，拦截敌人的纵队啊，就是英文字母 T。我站那一横，敌人站这一竖，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这样的话，这个我舰的前主炮、后主炮、一侧的副炮啊，就是面向敌人那一侧的副炮，都可以向敌人开火啊。 而如果敌人是占了这一竖的话，他只能是前主炮开火，是吧？后主炮只要一开火，不就打到自己了吗？后主炮就打不着这个敌人呢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一般来讲，在这个战列舰、大舰巨炮时代，最重要的这个队形就要占这个 T 字的一横啊！想当年一九零五年对马海峡。 日本海打海战的时候，是吧？东乡平八郎率领日本联合舰队，在这个俄国舰队的炮火威胁之下啊，敌前大掉头来一大转弯，不惜把自己的侧翼暴露给俄国舰队。为什么？就是要抢占这一横。最后果然全歼俄国舰队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要占这个剃头啊，就是美国军舰就是占了这个便宜了。日本舰队是一路纵排来的。 三点五十分啊，美国密西西比号战列舰在二十公里的距离上率先开火，紧接着万炮齐鸣，所有的战列舰、巡洋舰一起开火。美国军舰啊都装备了雷达，准头特别高。而日本的山城号是一战时候建造的老船，一直呢都是在后方训练新兵啊，相当于一艘教练舰。现在这个时候啊。 更是赶鸭子上架，本来射程就不够，还被人围殴，只能胡乱开了几炮啊！二战是传统的大舰巨炮让位给航母的时代，战列舰和巡洋舰一直没什么表现机会，所以憋屈已久的美国战舰一口气儿发射了五千发炮弹，很快山城号就中弹起火，舰长小田胜清大佐下令弃舰后不到两分钟，船就沉了。 西村祥治中将在内的一千四百人只活下来十个。那其实呢，本来不至于这么惨，是吧？美国驱逐舰呢也准备过去救人，但是水里的日本官兵坚决拒绝与舰同沉，是吧？也只好那就随你们去吧，你们这帮给脸不要的。啊，苏里高海峡里有鲨鱼啊，不少日本人命丧鱼腹，海水都被染红了。最上号这个重巡洋舰呢是紧跟在山城号后边，舰桥被一发炮弹直接命中。 舰长藤间良大佐和指挥部人员全部阵亡啊，舵机也被打坏，成了一艘在海上漂浮的这个靶子。这时候几个兵曹居然想办法用人工操作船舵，摇摇晃晃开了回去。刚过半个小时，智摩舰队就开到了，一进苏里高海峡，就看到了断成两截在海面上熊熊燃烧的扶桑号。紧跟着呢，又迎面遇到了摇摇晃晃回来的最上号。 志摩琢磨了一下形势，决定不去送死了。绷紧扯呼，旗舰纳智号重巡率先掉头啊，结果一头撞上了最上号啊。最上号呢，还拿大喇叭广播，是吧？说本舰舵机损坏，舰长、副舰长全部战死，现在开船的是炮长，开的不好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这么一撞，最上号彻底。 动不了了，那智号呢也严重受损啊。那么智模还能不能全身而退？利田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开到莱特湾？咱们下集再说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